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前两讲呢，咱们说希特勒是吧，拼尽全力搞了一个阿登反击战，虽然呢打了美国佬一个措手不及，但很快呢就被这个怼了回去。那么，在这个四四年最后这段时间，苏联人干嘛呢？当然了，那这个毛熊没闲着。之前咱们讲一九四四年秋天几次大攻势打下来，纳粹德国的小兄弟们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 纷纷就跳下了贼船，脱离了轴心国。现在除了远在世界另一边的日本啊，和墨索里尼手里的半拉意大利，还跟着希特勒混的，就只剩下匈牙利了。这匈牙利也就成了苏联人的下一个目标。那可能有同学就问，说别人都跳下贼船了，吧这匈牙利咋就这么死心眼呢？ 当然不是啊，这个就得从匈牙利的独裁者摄政王霍尔蒂海军上将这儿说起。从希特勒呀刚一上台，这两位独裁者呢走的就比较近。三八年，大家在慕尼黑会议肢解捷克斯洛伐克，霍尔蒂呢就积极的支持希特勒，因此呢还分到了斯洛伐克南部的一块土地。 三九年呢，匈牙利跟南边的罗马尼亚又产生了领土纠纷，在希特勒的支持下，最终呢迫使罗马尼亚把一个省的领土割让给了匈牙利。但是呢，这些都是开战前动嘴皮子，怎么都好说。等到大战爆发，霍尔蒂就犹豫了，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啊参战。法国投降之后，霍尔蒂觉得捞好处的时候到了，就派了十二个旅配合德军入侵南斯拉夫。 再到进攻苏联，霍尔利就更加犹豫了。这东斯拉夫可不像南斯拉夫那么好弄。最终呢，他没有扛住希特勒的威逼利诱，把包括长子在内的二十五万人的军队派了出去，可以说是赌上了匈牙利的国运。很不幸的是呢，斯大林格勒战役，匈牙利战斗力最强的第二集团军全军覆没，霍尔利的长子伊斯特万都阵亡在了前线。 霍尔利亚就坐不住了啊，向希特勒要求撤回匈牙利的军队，遭到了粗暴的拒绝。于是呢，他开始偷偷的跟同盟国接触，可惜没谈出个子丑寅卯，就被盖世太保发现了。希特勒请他到英朝会面，苦口婆心的劝说，歇斯底里的发飙都没有奏效，俩人是不欢而散。 等到霍尔蒂一回国，就傻眼了。原来希特勒命令党卫军趁他不在的时候控制了匈牙利，霍尔蒂呢就成了傀儡。到了四四年十月，眼看苏联人要打到家门口了，霍尔蒂又开始派密使跟盟军接触，还派亲信掌握了国内的军队。十月十五号，霍尔蒂突然在电台发表声明，宣布匈牙利退出战争。没想到希特勒早就有准备。 咱的老熟人是吧？党卫军大神斯科尔策尼在第二天凌晨就率领突击队突袭了霍尔利的大本营，仅仅二十分钟就制服了摄政王的亲卫队，活捉了霍尔利本人。同时，匈牙利的纳粹组织建十字党在党卫军的帮助下控制了首都布达佩斯，霍尔利被迫辞职，被押到了德国，后来呢被美军俘虏，还作为证人。 出席了纽伦堡审判。战后呢，他在葡萄牙定居，直到他去世三十多年后啊，就是苏联解体之后，他的遗体呢才被送回匈牙利安葬。霍尔利下台之后，匈牙利建十党党魁费伦茨就成了新的元首，实权呢则是落在了这个德国驻匈牙利的帝国部长费森迈耶博士手里。他们一边在国内大肆的迫害犹太人。 一边命令军队跟德军一起拼死顽抗，匈牙利的悲惨命运就不可避免了。四四年十月二十九号，苏联红军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兵分两路开始进攻布达佩斯。方面军司令也是咱的一位老熟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他手下呢，这名义上啊是一个方面军，实际上包括了六个陆军集团军、一个空军集团军和三个罗马尼亚集团军。 总兵力居然达到了一百万人啊！这比一个方面军的人数多多了，那比这个英美集团军群的人数也要多。进攻一开始非常顺利，不到这个十天的时间，苏军呢就来到了布达佩斯郊区。丢了罗马尼亚之后，德国人的石油来源就只剩下匈牙利了，再就是合成汽油，对吧？所以呢，希特勒马上下令调集重兵死守，双方开始了拉锯战。 马尼诺夫斯基换了几个方向，持续进攻了半个月，还是没能突破，只好进行休整。十二月十九号，苏军开始新一轮进攻，终于呢从两翼合拢了包围圈，总数七万的德军和匈牙利军队被包围在了布达佩斯。希特勒马上宣布布达佩斯为要塞城市，务必战至最后一人。这时候，盟国这边正准备在雅尔塔召开三巨头会议。 斯大林为了秀肌肉，命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尽快攻占布达佩斯，所以包围圈一合拢，马利诺夫斯基呢就派了俩特使去谈判啊，让德国人呢投降。结果没想到这俩人一去杳无音信啊，直接就人间蒸发、烟消云散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吧？有人说是被这个德国人杀了，也有人说呢是被苏联人偷偷枪毙了，然后栽赃给德国人。反正至今没有破案，甭管是真是假。 当时马利洛夫斯基元帅认准了这是德国人拒绝投降的表示，于是命令部队开始强攻布达佩斯。布达佩斯是一座历史悠久、美丽至极的城市啊，很多人认为啊，它的这个艺术价值仅次于巴黎。今天大家如果去旅游啊，可以看到啊，多瑙河是穿城而过，西边叫布达，主要是丘陵地形啊，在山上呢耸立着宏伟的布达城堡。 东边呢叫佩斯，主要是这个平原，正对城堡的河畔就是哥特风格的国会大厦，建造的是啊美轮美奂，尤其是这座这个国会大厦，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呐，那简直令人震惊到掉下巴。为什么这么讲呢？它是欧洲第二大，欧洲大陆第一大的。 国会大厦啊，就是这个欧洲第一大是英国国会，啊但是欧洲大陆第一大是匈牙利国会，是吧？你看这个匈牙利国会大厦，你绕一圈，哎呀，就是他那个塔楼高的，绝对你抬头那个这个脑袋上帽子能掉了。啊，就是说那么大的国会，根本就不像现在一个九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应该拥有的国会的体量。那为什么那么大？ 当年是奥匈帝国时代，是吧？匈牙利王国的国会，今天的匈牙利共和国只是相当于当年匈牙利王国领土的五分之一，啊，五分之四在这个一战之后都被瓜分了，啊，都被各国给占了，是吧？所以他他当年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是吧？而且呢，这个国会呢是，一八九六年建的，纪念这个匈牙利王国成立一千年啊，他建的这个国会。那另外除了这个呃国会大厦。 是吧？这么这么精美的国会大厦，还有呢，你比如像伊斯特万圣殿、大教堂，哎哎，演的也简直是美轮美奂，都是这个呃，匈牙利建立建国一千年就是建的英雄广场啊，古代国王的这个雕像啊，抗击土耳其人的什么各各种各样的雕像，更别说这个渔夫堡，就是这个布达城堡里边的那些个辉煌璀璨的建筑，是吧？所以这个。 城市里边到处是古迹、雕像啊，然后多瑙河穿城而过，所以真的是像极了巴黎，甚至可以讲毫不逊色于巴黎啊！布达佩斯真是去多少次都是这个这个去不够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小品演员叫陈佩斯，他那喜剧小品都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喜剧小品的这个巅峰之作啊，不可逾越的。他这名字就是他们家老爷子去布达佩斯演出。 是吧？然后得知家里生了俩孩子，是吧？双胞胎吧，应该是，那生了俩？所以老大就给起名叫陈布达，老二起名叫陈佩斯，就是这么来的。啊，按说呢，不管谁打仗，这种城市都应该被列为不设防城市，是不能破坏的啊。可是这个希特勒和斯大林俩没一个正常人啊，自己国家都回起来不带眨眼的，甭说别国了。所以布达佩斯这座千年古城就成了二战最血腥的战场之一。 苏军的进攻呢，先从佩斯郊区开始，德国人无险可守，只能不断后退。同时呢，在包围圈外面调集了本来准备用在阿登反击战的精锐装甲师，发动了三次凶猛反击。不过呢，都以失败告终，只能靠空运给城里的部队送补给。随着苏军进入佩斯市区，他们就也遭遇到了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遇到的情况，陷入了艰苦的巷战。 每一处残垣断壁都在战斗，甚至连下水道都不例外。一月十七号，守军全部退到了这个布达山区，就是城堡区。虽然匈牙利军官强烈反对，是吧？德国人还是炸毁了多瑙河上的五座桥梁，其中呢包括一百年前修建的塞切尼链桥啊。所以今天咱们看到的这几座桥啊，都是战后按照原样重建的啊，包括最著名的伊丽莎白皇后桥，是吧？几天之后。 马林诺夫斯基通知城内守军说：“现在我们可以网开一面，允许你们离开布达佩斯。”可是希特勒依然命令这些部队死守啊！布达山上的几个主要堡垒都有党卫军防守，炮兵阵地呢就设在了布达城堡后面的广场上。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在这儿完全派不上用场，只能冒着炮火强攻，战斗异常残酷。到了二月十一号。 经过足足六个礼拜的巷战，德国和匈牙利守军已经被压缩到了不到两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口粮和弹药都极度短缺，但是仍然拒绝投降。双方开始一间房子一间房子争夺，最后呢，还是这个德国人先撑不住了。德国守军司令党卫军上将维尔登布鲁赫决定违抗元首的命令，带领残余部队突围。 这天晚上，大雾弥漫，仅剩的两万五千守军分成三批，带着大批平民，悄悄从山上冲了下来。第一批突围部队比较幸运，趁着苏军没来得及反应，跑出了不少人。后面两批就倒了血，霉了。醒过味儿来的苏联人用大炮、火箭炮猛轰，惨叫之声是不绝于耳，甚至一些壕沟都被死尸填平。一夜屠杀结束，只有不到一半人逃了出来。 维尔登布鲁赫上将和匈牙利军队指挥官辛迪将军都成了俘虏。两天之后，布达佩斯所有的守军全部投降。惨烈的布达佩斯战役在持续了一百零二天之后，终于宣告结束。繁华的千年古城化为一片焦土。其实啊，布达佩斯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军事意义，最多是政治意义比较大。但是在希特勒的死守和斯大林强攻的命令下。 德军和匈牙利军队伤亡超过十五万，苏军这边伤亡呢，更是超过了三十万人啊！当然，其中有不少是罗马尼亚部队。那因为匈牙利跟罗马尼亚是死磕，每当匈牙利部队士气低落的时候啊，一看来进攻的是罗马尼亚人，士气就会高涨起来啊！当然，跟所有的战争一样，最倒霉的永远是老百姓。整个战役期间，来不及逃跑的布达佩斯市民有四万人死亡，他们有的。 是死于战火，有的死于饥饿，还有不少呢是被匈牙利建十字党处决的。这还不算啊，因为仗打的太惨烈了，那苏联人和罗马尼亚人枪杀了大量德军战俘，不解气是吧？又把没毁的地方洗劫一空，强奸了大量的妇女。啊，马林诺夫斯基呢，为了向斯大林开脱自己对布达佩斯久攻不下的原因，大大夸大了守军数量。 甚至呢，抓了几万平民，让他们披上德国的军的衣，充当法西斯战俘啊，送到苏联的服苦役。这绝对是二战苏军犯下的最大的罪行之一啊！这也就使得呀，匈牙利成了后来东欧国家里最仇视苏联的一个。啊不过呢，这些就是后话了。那咱们只要知道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过程啊，远远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了。 布达佩斯解放以后，苏联人马上就组织了匈牙利临时政府，剩下的军队被改组，调转枪口对德国人开战。而且呢，这场战役给苏军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对后面进攻德国城市有巨大的帮助。德国这边党卫军部队遭遇重创，不过希特勒绝不可能坐以待毙。那匈牙利的油田啊，实在是…… 太重要了，所以他把阿登反击战败下来的残兵败将，脸吧脸吧，又凑成了一个新的党卫军第六装甲集团军，依然由自己的心腹爱将党卫军上将迪特里希指挥，准备发动一次反攻，保卫巴拉顿湖的油田。那么这次进攻能成功吗？迪特里希的下场又会如何呢？咱们下一集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